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一百二十三集。短短几个字，尽是血腥。首领本来还在惊奇林青霄怎么会这种秘术，紧接着他就听到魔族说：“杀光青山村。” 首领胳膊上抱起细密的鸡皮疙瘩，他大怒，骂道：“为什么？你们想做什么？”首领说完后，魔族并不回答。首领意识到他问没有用，只有林青霄问魔族才会回答。林青霄于是重复了一遍：“你们想做什么？”清除青山村的闲杂人等，为魔神开道。这回洛寒也吃惊了：“魔神。” 魔神应当是魔族信仰的神，那这件事情细思就很恐怖了。开道，开什么道？这个魔族口中的神要去哪里？首领脊背一阵阵战栗，简直不敢再想下去。连林青霄也素了脸，意识到事情变大了。魔神想做什么？事关神，先祖的刑讯术再怎么问都不起作用了。林青霄只能换了个问法。 问：你们的后续部队何时抵达？魔神身边必然有侍奉的人，既然魔神不能问，那就绕过来问随行魔族。果然，这个问题魔族没法抗拒，老老实实开口说：“今夜夜半，不能耽误魔神下榻。”洛涵惊讶：“夜半，竟然是今日就到吗？”他正要说话，忽然感应到什么。 抬头望向深不见底的穹顶，林青霄和首领也几乎同时抬头望天，他们也感受到了那股神灵的威压。天幕深不见底，黑得如同一汪浓雾，万千银丝从天幕倒垂下来，无边无际，仿佛将整个世界笼罩。而这时，天边骤然炸响一道惊雷。 一个低沉华丽的声音，穿过一重重山，清晰的传到众人耳中。区区蝼蚁，敢伤本座的信徒？这个声音从很远处传来，但是清晰如在耳边。更糟糕的是，洛寒能感觉到，这个声音的主人正在迅速的朝他们这里逼近。这就是传说中的打的小的，来了老的。 来的未免也太快了吧！洛寒如临大敌。以前除了残念，他从没遇上过其他神，所以感觉不到强弱差距。但是这次，还没见着人，洛寒就感受到了可怕的实力差。这简直是碾压般的神力差距呀！更糟糕的是，这个神是魔族信仰的神，也就是说，他是站在魔族那一边的。 所以，仙族人类的死活对他无关痛痒，甚至他巴不得仙族都死光，这样天地两界的资源都是魔族的，魔族繁衍昌盛，他得到的信仰多，他的力量也会更大。而洛涵的立场却和魔神截然不同，他是天道，接受六界祈愿，维护万物循环。从判决这个角度上来说，他应当绝对的公平公正。 但是从他个人的角度上来说，他的立场更亲近天界，他都叫天道了，自然是更偏向天界。而且唯有天界、人界有祭天的习俗，魔界和妖界各有他们信仰的神灵，和洛涵是没什么关系的。但是洛涵和魔神这种恨不得先祖死光的心态又有不同，他的力量与魔妖两界无关。 可是却希望这两族和平稳定的传承下去，最好大家都专心发展经济、发展人口，谁都不要搞事儿，就让六界安安稳稳的运行下去。可惜他希望和平，对方却未必。对方明显来意不善，洛寒一瞬间紧绷起来。仙魔之间因为争资源打了起来，那神之间呢？更甚者，想得再恶意一点。 神和神之间，能不能相互吞噬呢？林青霄脸色前所未有的凝重，他匆匆对首领抱拳说：“此事因我们而起，若是我们走了，魔神应当不会过分为难你们。我们先行一步，首领保重。”首领来不及说什么，就见林青霄拉着洛寒，似是一晃眼就消失在夜色中。首领怔忡良久。 首领的儿子从里面捣药出来，一出门发现院子里只剩母亲一人。儿子咦了一声，问：“娘，怎么只有你在？他们两人去哪了？”首领叹了口气说：“唉，走了。”啊！儿子惊讶的张大嘴，好半天反应不过来：“这就走了？他们还回来吗？”首领缓慢摇头，他也不知道。 这一别可能是永别，也可能明日早上就会看到他们两人出来散步。是否有缘再见，只能交由天意。林青霄带着洛寒落在丛林中，青山村被山脉包围着，周围十里深山很难寻找踪迹。但是这个难，只是针对仙魔人来说的，对于更高维度的神灵，其实在哪里都没有区别。 洛寒自己就深有体会，他刚才寻找魔族时，对方魔族也藏得十分隐秘。可是等洛寒开了能量视角，所有藏匿在他眼中都是笑话。洛寒拉住林清霄说：“不必费力了，这是我的事情，与你无关。你先走，这里我来处理。”洛寒不想连累林清霄他甚至故作轻松地想：或许那个魔神并不是凶残性格呢。 但是他说完后，林清霄理都不理，从储物空间中拿出几个傀儡，你自己找地方躲起来。我这里有傀儡，用傀儡假装你的气息，应当能争取一段时间。洛寒光听着就眼皮直跳，你想做什么？不要闹！林清霄沉着脸说：“你先走。”你才在胡闹！洛寒眼中燃烧着怒火，几乎将他的眼睛都点亮。 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？天上倏地划过一道电光，将两人的脸照得明灭不定。两人对视，谁都不肯让。他们俩认识以来，从没有说过火药味这么重的话。洛寒别过脸，不忍再看。闪电过后，雷声慢慢而至，轰隆隆的，几乎引得地面震动。洛寒听着雷声，怔了一下，突然抬头望向天空。 林青霄察觉到什么，问：“怎么了？”天雷。洛寒似有所悟：“雷电，这不是我的主场吗？”洛寒听到雷声的时候，忽然冒出来一个想法：雷电克魔，而天雷是天道的审判武器。洛寒天生可以驱使雷电，如今雷和电都是现成的，他靠着主场优势，不求把魔神打败。 只要能让他有所忌惮，就已经足够。这个想法只是一闪而过，许多地方还没有成型。但是这时候，魔神的气息又逼近了许多。洛寒来不及细想，连忙对林清霄说：“快带我去高的地方。”他们俩刚才都想让对方先离开，既然谁都没法说服谁，那就干脆一起留下吧。他们两人共同面对过许多战斗，也不差这一次。 果然，这个处理方式两人都没有意见。林青霄猜到了洛寒的想法，他朝四周看去，说：“仅靠雷电不够。”“什么？”“有山有石，粗略些可以不下魔阵。”林青霄对阵法的造诣远高于洛寒，洛寒放弃提意见，而是问：“那要去哪儿？”“来不及了。”林青霄不再废话。 带着洛寒腾空而起，往最近一座山峰飞去。尽力而为吧。他们到达山顶后，没过多久，悬崖外慢慢浮现一个黑影。山顶风声呼啸，夜雨潇潇。那个身影漂浮在空中，闲适从容，仿佛丝毫不受外界影响。他长发未束，自然散落在空中，皮肤苍白，眼尾细长上挑。 脸颊两侧勾勒着某种图腾纹路，看起来俊美而邪魅。洛寒记得当初在败落的神域中，他见到最后一位古老神的残念时，那位神曾不无怀念地感叹过：“神的躯体和面容多么完美。”洛寒最开始觉得那是残念自恋，但是现在看到魔神，洛寒信了。 六界各族的审美当真以神为标准，魔神的长相在仙族中可能不受欢迎，因为仙族喜欢高不可攀、超凡脱俗型的，但是放在魔族中，绝对是审美模板。魔神看着眼前这两人，饶有兴味地挑了挑眉。他最开始只是想碾死不识趣的蝼蚁，没想到竟然撞到这么大的惊喜。 魔神似笑非笑问：“就是你们杀了我的信徒。”这句话很没有道理。洛寒立刻反驳：“是他们先想杀我，我反击而已。”魔神上下打量着洛寒和林清霄，含笑道：“有趣，真是有趣。一个是身上带着时间法则气息的龙族。” 一个是年轻的、刚刚成型的新神。这样两个人单独出现在战线后，身边并无陪同，他们想做什么呀？魔神带着莫名的笑意问向洛寒：“你是什么人？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”“随便走走罢了。”洛寒警惕，并没有回答自己是谁，反而问道：“你问这个做什么？”“问这个做什么？” <laughs> 魔神笑了，一个年轻且弱，但是神格俱全的小神，他能做什么呀？魔神最开始只是想绕到后方，出其不意偷袭前线。他身为无上尊贵的神，即便是中途路过，也理当享有最好的住所。魔神打发了一行人去给他收拾下榻之地，没想到这队人久久未回，反而等来了一个急报消息：先遣队。 在清理青山村时，不慎遇到埋伏，所有兄弟罹难，只剩下一人拼死逃生。那个魔族一到安全之地，就赶紧给魔神传信，将青山村的消息报告给魔神。魔神是不在乎这几个魔族性命的，但是仙族杀了他派去的人，就是不给魔神颜面，魔神被激怒，随便掐了道分身去收拾这些蝼蚁。 没想到，竟意外发现了一个刚刚成型的神。魔神见到洛寒的第一面就想：如果他吞噬了他，他的神格会更加完善，神力也会大涨。等他修炼出法则，还愁打不过荣城吗？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。